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国内外也有一些新的事情啊，嗯，咱们一开始也大家大家呢，也了解一下啊，祖国建设成就，我们来看看，这是正在建设中的人民日报 <laughs> 大楼，真不愧是人民日报。那 <laughs> 我这这，我要给人民日报证明啊，这是施工进行当中。 据说这个楼真建好了以后啊，没有上头的，它就会不太像，对吧？不太像。但是但是正在可惜了，对对对，可惜了。它正在建设当中呢，还正好我觉得也可以象征中国这个雄起。哎，我们再往下看看，还有一个像就是说这个苍井空最近到中国访问， <laughs> 引起轰动，就夸夸夸夸夸。哎，苍井苍井空是比在日本呢，或你看你瞧见没有？ 你看，哎呦，这他哦，苍井空，就是那个日本驻华大使嘛。 <laughs> 你瞧，苍井空， <laughs> 尤尤其你看咱保安 <laughs> 保护着。你看，要是让他当日本驻华大使，那中日友好关系就千秋万岁。我觉得特别，我觉得就是背后的这些个看客啊，这些个看热闹的人啊，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老是觉得特别。 你比如说啊，好多明星，嗯，他这个去走秀啊，走在现场啊，家伙，那这人们这个围堵哈，我总在觉得这个这些看的人呐，他当然有粉丝，那自然是崇拜的这个心情，甚至是哭哈。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他看着这个明星，他不是看明星，他看到很多人在看，看热闹，他就在挤在里，这个以前鲁迅早就说过，你在在南京路上有人在地下吐个痰。 低下来看，旁边两个人也低头，然后等一会儿就很多人围上来，等你再走都走不出去了，你等一下。对。那以前阿 Q 也是这样，你你想你想这么多女的这个游园的人，他们不大会看日本的 AV 片苍井空那些。不，说实话我都没看过，你也不知道哪里找得到。那些那些女的那么热情的在那里看苍井空，这这就是因为大家都看。现在火了，不是都知道苍井空现在在中国比在日本出名。 出名归出名，但是他的那些片子不一定很多。现在他已经不是靠片子出名，那是靠微博出名。对对对对，哎，空姐 <laughs> 现在姐。都空空降中国了。对，而且呢，说完了苍井空啊，咱们就说说鸡，对吧？苍井，什么意思？禽流感吧？最近 <laughs> 不是因为最近有一句话，我作为凤凰啊，也是禽类，也是鸟类，对吧？我必须跟大家呀声明一件事儿，就是说呢，这个看凤凰卫视啊是。 看凤凰是不收钱的， <laughs> 看凤凰古城现在要收钱。哦，对。就我为什么说看凤凰？因为我们有接到有一些观众投诉，说看凤凰为什么还要交钱？ 那个钱，凤凰这个电视台，我们发射到天上去啊，是不收你的收看费的。居然有观众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在当地，有些时候他有线进了有线那个，他收的那个钱，并没有分给我们，你知道吗？他这个收的钱呢，主要也不是让你看凤凰，主要是看迎客松的。 <laughs> 他收的是看迎客松的钱。对，所以呢，这个最近网友也有一句调侃，说收费的凤凰不如鸡呀。这 <laughs> 收费的凤凰不如鸡，这主要说的就是沈从。 文先生的家乡凤凰古城。我作为凤凰卫视的人，你看没去凤凰卫视的时候，我就去过凤凰古城。嗯嗯。我作为一个大学生啊，我到那个地方去，那分别可大了。而且我当时见到了他们家那个房子。嗯。我在他们家一边那个耳房里啊，还见到了一个沈从文的弟媳，好像是叫罗兰那么个老太太。我还跟她有有有攀谈啊，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啊。 印象很深，没想到现在去啊，要买门票，一百四十八块钱。哎，这个听说那儿闹事儿了，因为呢，这个当地的那个里边住的是人呐，这个有开农家小旅馆的，开就是民宿嘛，叫也卖摆小摊的，他们打起来，就是说你卖票。 你是一个什么单位在卖票呢？嗯，好像这就是所谓一个凤凤凰古城有了一个公司，嗯，这个公司据说还请来一个策划高手，叫个什么，叫个什么呢？叶文智的，嗯，这个这个人就擅长策划，动不动就给大家策划，不不就能把这个旅游景点呢弄一招，比如跳伞呢，还是飞呀，蹭一下就火了。那么他现在出台的这个就是说，从四月十号已经开始了，嗯，要买票。 买票结果现在全国不都在骂吗？我说的这个调侃，就是大家都在骂。但这里面的分别在哪？因为过去呢，我听说就是他们的辩解是这样，他说很多别的地方也在收钱嘛，那也的确像乌镇，乌镇也是一个住人的地方，也的确是有人在里面开旅馆开店。 那么乌镇要买门票，乌镇是买门票进城进镇的。嗯，那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我想这里面其实一个关键的地方，不是他收不收门票，而是他收了这个门票之后，他这些钱是给谁？那当地的居民，就原来的居民，比如说我们假设，假设一个镇一个地方的老百姓，他说我们在这生活，在这工作，外头游客来太多，我觉得对我们有影响了，或者说大家来，比如说天天游客在我家门口逛来逛去，很干扰我。 我觉得我们开始把这个镇封起来，我们收一个门票，你要付得起这个门栏价格，你进来。假如是个全镇的或者全市的一个议决，呃，我们可以来讨论他有没有这个权利。但是凤凰现在情况是，到底当地的居民，凤凰的镇民，他们有没有参与这个过程，还是说就直接是一个政府转国企？现在呢，就是他是买这个门票啊，至少这个县财政。 是能分走一部分钱的，一半一半，是吗？说是那个公司是一半，政府是一半，然后初衷是政府，就是提出来要这样收的是政府。所以现在有人建议说，北京城以后也，因为北京你看有这么雄伟的人民日报，对，有天安门，有有鸟巢，对，很多人来参观，北京城应该也过也也收门票。呃，文道说的是这个问题，你某种程度上讲啊。 去美国你也要买门票，嗯嗯，那我去美国办签证要交一千四百多港币，事先在银行叫签证费。那我觉我理解也是去你们美国的门票，对吧？甚至有人讲了说，你就是伦敦啊，中心街区啊，这个特别拥堵，特别拥堵就会收收拥堵费，对，那么就是啊，就是说呃，有人说这完全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供供供需关系，你如果都来。 而且就是说，市场行为没有强买强卖，你可以，你如果你骂，你可以选择不去啊，你不要去凤凰。但关键是文道刚才讲，对，谁是决定权？没错，关键就就是文道刚才讲的，就是说啊，我现在中国有个问题，我觉得我闹不清了。就比如说，一个村的人，这涉及到土地是谁所有的问题，对吗？好像说他们说，假如一个村儿，我自己村民。 全把村圈起来，说是到我这村的都买门票，嗯，行不行？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复杂问题，比如说前两天有一个凤凰古城的居民，他觉得很没面子，因为他带着女朋友回老家，嗯，结果呢门口保安拦住了，说女朋友 <laughs> 一百四十八块钱门票，说他还你们没结婚呢，他们好像也有一些补充规定，比如说直系亲属。 你可以免票，但是这女朋友呢？她没结婚，要买门票，所以闹得很很很很丢脸。这个还是小事情。我关键就是说啊，他们说一个村你这样可以的话，因为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吗？集体所有，集体所有。那一个村的土地不属于全国国有吗？不，这个中国的土地情况比较复杂，地底权、地面权跟使用权。 分分三个权，地底权呢就普天之下莫非我黄土，是国有的，全部国家的，这跟古代一样，民国时候不是这样哦，对，就是四九年以后是这样，地面权呢，五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分给农民了。 但是后来集体化收，那么现在呢？呃，你在文革之前的毛泽东、刘少奇最大的分歧就是土地承包嘛？对，就是三年自然体，就是不让他那个刘少奇就是说可以种地的人拥有可以用这个嘛？那个是不行嘛？要一大二公嘛？就集体化。那么。 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把这个土地呢，就是就是叫集体所有制。嗯嗯。但是呢，这个是地面权是集体的，因为是集体的那个支票要谁都签名，所以谁都动不了。那么余下来就承包给你，你就包这块地，你就有这个使用权。 这就是一个使用权，嗯，现在是这样三权带下来的问题是极其复杂。将来中国的，我我们私下有议论，将来中国的整个发展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体制的改革，一个就是城镇化，而这个农民进城的问题就在这个土地上，嗯，就在这个。现在呢，还有个情况就比较复杂，就是这个所谓集体所有啊，嗯，集体所有呢，其实就常常导致是谁都不拥有。 那么，然后呢？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就是因为是集体所有，这这当然变成是政府所有，因为政府它是代表人民嘛。那当地的，比如说村委书记或者是一个村办公室或者一个地方上的一个政府，它就代表农民。然后呢，就常常把现在常常说土地纠纷是这么来嘛？他比如说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廉价转让出去，做房产开发做什么也好，老百姓就抗议说那是我们的地，你凭什么拿去？说我就代表你们呢？ 然后，所以就常常因为这样的事儿来闹。你去，你去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的群体事件，其实最大多数的原因都是就是这个纷争，就是这个纷争。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好比说我们凤凰卫视，我们也可以卖票， <laughs> 对吗？如果我们决定在我们公司门口设一卡子，到我们这儿来的外人买票才能进，也是有权利的。对。 我们有这个权利。嗯，第二点我们全体没有。我们员工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公司不是员工所有嘛。啊，对不对？它是由股东所持有嘛。嗯，对，股东。嗯，就就但是这些村民现在其实也是股东啊。对，就拥有那个地方是他们拥有。关键就在这里，村民是不是他土地的股东？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给你读段昨天的新闻，有一个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嗯，IMF。 对，呃，说中国目前有个很大的危机，就是那个地方的欠债，地方政府的欠债到了危险的程度。所以最近有一个穆迪啊，把中国这个信誉调低。你不要小看这个穆迪啊，他常常有道理的。他说中国现在地方政府欠了很多钱，很危险。呃，然后的这些地方政府欠的钱呢，百分之八十将来是要靠卖地来还债。 嗯，这就解释到凤凰的问题其实是个全国的问题。为什么政府要靠这个地方卖门票来？而这些老百姓其实并不大愿意，或者有些人愿意等等等等。这个是卖地的动力。但是卖了地以后呢，其实现在政府卖了地，那个当地的村长什么东西不是最近有新闻嘛？说村长跑到什么地方，怎么到泰国什么两手怎么怎么什么？村官为什么富呢？因为政府要用地，他就以集体的名义把这个地给他了。 便宜了，那么损失的谁呢？损失的就是农民。我呢，去年碰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亿万富翁，我刚才还在跟他讲，他做 IT 做得非常成功，但他是安徽的农民出身。他跟我讲中国的这个城农民进城这个城市化的问题，我听了很受启发。因为中国目前你想，七点五亿的人城市人口超过一半。嗯。 到二零三零年是十亿，中国在全世界，甚至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当中，这都是非常大的奇迹，可以把几亿的人从农村搬到城市。可是呢，你要站在从农村搬到城市人这些人的角度来想，他们到了城里啊，一句话一无所有。对，当然，你城里的人，你有你原来的社会关系，你有你的亲戚，你考大学，你的起分线低。 还有更重要，你有房子，你以前你有社保，各种各样。过去的十几年，中国的 GDP 增长了八倍。嗯。那很多在城里有房子的人，我们平心想想，你的人工没有增加八倍的。嗯。嗯。靠什么东西在跟着国家富强呢？ 就是靠着你买的房子，嗯，当然现在房子要很多税的，我们不去讲它。房子没有八倍，但是至少也有两三倍，嗯。可是这些到城里来的农民啊，你看他怎么来跟你打拼啊？他是一无说他话又说不过你，所以他觉得农民离开土地，这个土地不应该跟他切断关系。嗯，你明白我的意思？他他从这个角，我觉得这很合理，对不对？那么不应该切断关系，这个就是其实。 领导早就讲过，十七届三中全会就要讨论土地流转的问题。嗯。换句话说，你你拥有了自己的地，比方说，我我们在乡下种地，我拥有这个十亩地，那我现在全家进城了，这个十亩地应该给我带来利益，让我有一笔第一这笔钱在城里生存吧。嗯。可是当时大家都考虑了，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如果一流转，你肯定很低的价钱被人弄去。嗯。地产商。 中间的银行，这个信息严重不对等。农民可能八百块卖掉了，对不对？前一阵不是说你们看到一个新闻传的很广嘛，一个农民就是为了阻止那个地产公司收地，就被铲车活活铲死嘛。结果在网上激烈的，中国两亿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到城里，其实他们都惦念着自己家里土地，家里的老母亲、老父亲在那里种这个地。 结果那个朋友跟我讲了一点，我一点就通了。我后来觉得这真是有道理。他说，农民必须要从他乡下的地，他祖祖辈辈这个地上拿到好处。嗯嗯。但是这个好处不应该是一次过的，它应该是长期的、分期的，而且跟着市价变化的。 你明白我？我们以前讲过一个现在的贪官，贪就股东嘛，那就股股东的现在深圳那边已经作用。我我们上次讲过贪腐嘛，不是不需要一下子受贿嘛？我投资进去，我慢慢的变成搞版税制嘛。农民跟土地的关系也应该是这么一个版税制。比方说啊，理想的说法就是说，我在家乡种十亩地，现在这十亩地被什么工厂或者什么发展景区或者什么占有了，你现在要我把这十亩地给你。 将来二十年的使用权，什么价钱对农民都是不合理的，只有一个合理，就是这个价钱是随着你将来这个土地的使用的价钱， <coughs> 它能够获益分红吗？对，分红。嗯，而且第二要分期，只有分期，它不能一下拿到钱，才能防止城市里的贫民阶层的出现。我们奋斗的理想是什么呀？所有的贫农都要当地主。对，我们每全国人民。 都要全国农民都要当地主，但是马上就有人。那这个呢，就比较复杂的问题在哪？就是说，因为土地流转呢，一直牵涉到一个左右的一个分歧。嗯。但这个分歧在我看来，需要科学的来解决。就我们需要研究几种方向。就比如说，你因为左派一直担心，就土地如果容许自由流转了，那这个农民农民土地不敢干了，还有失地的危险。嗯。 出现贫民阶层。如果不让不让他们自由流转呢，又会延续，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状况。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政府要要继续搞下去。那所以我觉得你讲那个方法可能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方案非常复杂，这也就是这东西搞那么多年搞不定。它需要一个非常有公信力、政府法律保障的农村信用系统来带农民。但这个前提就已经很很很成问题了，就我们有没有这么有公信力的一个信用？系统？你现在政府。 就说这个凤凰城的这个政府，他现在比如说，呃，地方上的老百姓不干了，说你卖门票，我们一分钱分不着，我们的旅馆没人住，因为游客可能来的少了。嗯。当然，他们说呀，游客也没减少。嗯。你看中国人有意思，就是说卖门票呢，四月十号还是卖卖了门票，我比车都来了，比去年同期游客增加了，但是有一样啊，主要是团体票。 嗯，团体票你也不知道谁花的钱，嗯然后甭管怎么样，这副县长呢就跟这个农民就开会了，就是说，哎，也这个记录啊，有有什么意见，然后那个商户就说了，说你我们你给我记录，我要你给我解决问题，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啊，我就感觉到啊为什么我就想起这个。 孟子啊，嗯，孟子的理想是不可实现的了。当然，但是你记得孟子有个很著名的故事，孟子到这个梁梁惠王嘛，是吧？哎，到一国家去，那国家国王就说：“哎，你来对我们国家能占什么便宜啊？能有什么好处啊？”所以他就何必约大王何必约利呀？就你怎么一说话就想着占便宜呢？就想着利呢？哎，然后孟子就开始白话了，就是说，你看，说你一个国王开口就说我有什么利益？ 好，一个大臣开口就说：“我有什么利益？”一个部门开口就说：“你来，我这个部门有什么利益？”一直到最后，小老百姓当然也是说：“我有什么利益？”孟子讲了一句话，叫“上下交争利”啊，就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就是说，你上边的、下边的都在争这个收钱，都想争利益，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你这种话。 不符合当前国情，只适合在孔子学院里面唬唬老外，增加软实力。 <laughs> <laughs> 所以要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他们现在有一个调查啊，就说凤凰这个古镇收收门票的事儿，百分之八十三点九的受访者认为我国公共景点门票太贵，百分之六十九点七的人认为围绕公共景点收益形成的利益集团是降价难的首因。哎。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呀，把这个景点呢变成资源，很符合目前的情况。就是说，围绕公共资源的利益形成的利益集团是降价难的主因。你想想石油，你想想这个种种的水电等等等等这一切。那你想想看，这个景点或者今天我们讲凤凰也是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它牵涉另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很多政府部门其实利用景点。 利用遗产做房地产开发嘛，或者一些地方企业，你比如说这阵子被人骂的比较厉害，就西安的新教寺，对不对？新教寺是玄奘大师跟他的大弟子窥基法师埋骨之地，那千年古刹。现在是为了申遗要拆掉一部分。对，这个有新名词嘛？中国去年到今年很多，去年有个叫什么保护性拆迁，嗯，今年这叫申遗性拆迁，因为要把那个寺庙申请加入世界遗产，所以要拆。那这个怎么拆呢？ 就是说把这个寺里面的所有的别的东西都拆完了，绿化，然后旁边盖房地产开发，但剩下几座玄奘法师的灵骨塔，那个拿去申遗。那这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啊，先不讨论这里面他这种申遗的做法怎么样，是当地政府的解释是说，呃，我们拆的那些东西啊，其实大部分都不是原来唐朝的古迹，七八七八十年代对，但其实也包括一些明朝的寺门啊，那要拆东西，七八十年代，他用一个字说那是。 寺里面的出家人们私自建的，OK，哦，和尚违建违建， <laughs> 但问题是谁是公？对，问题就在这我就觉得和尚没有他的使用权吗？对，这个就跟凤凰古城情况一样，就是说凤凰古城里面的人，那个那个东西是属于谁所有？这个镇里面对，归根结底，寺里面的东西是属于谁所有？ 就一个寺庙，如果要意的话，那寺庙里面的。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这都需要来政府来干。